第九十七集，林和熙送他到路边上车，尤崇一直跟在他身后。来接方清明的那辆车离开以后，林和熙转过身去看尤崇。竟也有点不知道该如何抛出话题的近乡情怯。尤崇主动开口，解决了他的烦恼。你还住在原来的酒店里？林和熙有些意外，这样看起来。 对方大概是短时间内都不会再提及过去的事，他顺着尤虫的问话点了点头。尤虫说：“我叫助理把车开过来，我送你回去换裤子。”林和熙想说没必要，太阳晒一晒就能干。尤虫已经拿出手机给助理打电话，他只好咽下那些到嘴边的话，低头提了提自己还在滴水的裤脚。助理把车开到路边的临时停车位上。 就从车里下来，把驾驶位让给了油虫。油虫绕过车头，走向驾驶位。上车前，瞥见林河西还站在原地没动，又隔着车身望向他道：“还有问题？”林河西确实还有问题。他在副驾驶和后排座位之间犹豫不决，索性就直接开门见山的问：“我坐哪里？”以对方主动提出要开车送他这件事来看。 他并不认为尤崇会吝啬到连一个副驾驶的位置都不给前男友，他只是不想去副驾驶闻女士香水的味道，平白给自己增添任何烦恼。尤崇的回答也干净利落：“你想让我当司机？”林和熙什么也没说，直接拉开副驾驶的车门，弯腰坐了进去。出乎他意料的是，车里很干净，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香水味道。 不着痕迹地松一口气，林和西问他：“有干净的纸巾吗？”尤虫没有转头去看他，只口吻不咸不淡地反问：“抽纸盒放在哪里？你不知道？”林和西下意识地抬眸望向他，片刻以后，一语气平静地答：“你换了车，我怎么会知道？”前方路口的交通灯跳红，尤虫踩下刹车，对他道：“你可以自己去求证。”林和西闻言愣住。 直觉他是话里有话，又疑心是自己多想，最后还是没有再追问。抬手拉开车前的抽屉，扯出两张纸去吸裤脚上的水。酒店的工作人员认识车牌，游虫直接把车开进酒店的地下停车场里。身下的车停稳以后，林和熙解开安全带下车，转身关门前要向游虫道谢，却见游虫也打开车门从车里走了出来。 注意到林和熙在看自己，尤崇神情未变分毫。我约了客户。林和熙点点头，和他一起进了电梯里。他现在已经确定，自己与尤虫在车上的对话就是他多想无疑。显然，连开车送他回来这件事也只是因为顺路而已。走出电梯以后，两人分道扬镳。林和熙往前走了两步。 想起钟虎在餐厅里，方清明告诉他的那些话，又忍不住停下脚步，回过头去。然而身后的走廊上已经变得空荡荡起来，游虫毫无留恋的拐进了走廊尽头的另一条路。盯着身后那条不算长的走廊看了两秒，林和熙才回过神来，朝自己房间在的位置走去。约莫十分钟以后。 林和熙的房间门就被人敲响了。来找他的人是游宠的那位外国客户，对方一身休闲宽松的运动服，相当热情地邀请他去酒店里的网球馆打网球。林和熙问：“Just two of us？” 迈克尔道：“Oh, Mr. Yu is with us. I heard he has some business here. I met him in the elevator. Come, c r o s s 林和熙用英文重复一遍，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听力出了问题。迈克尔却一口咬定是偶遇没错。林和熙诧异垂眸，心不在焉地看向铺在走廊地面的地毯。所以油虫不是顺路开车送他回来，来找迈克尔只是对方随意找的理由。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骗他，但是这并不妨碍。 林和熙瞬间心情转好，在抬起头来时，他笑着看向迈克尔。Give me two minutes, let me change my clothes. 他没有带适合打球的休闲运动服回国，原本还是打算穿牛仔裤出门。迈克尔把他带去自己住的房间，找出了另一套干净的运动服借给他穿。林和熙也没有再浪费时间去推脱，换上衣服以后。 就和迈克尔下楼。酒店的网球场建在室内，这个时间点恰好没有其他客人在使用网球场。尤虫也换了衣服，坐在球场外等他们。林和西和迈克尔走近时，尤虫才发现，两人身上穿的运动服有些过分的相似，旁人一眼晃过去，就像是看到了同款不同色的情侣装。迈克尔虽然年龄要比他们大。 但算起来也正值壮年，以前也交过比自己年轻的男朋友。尤虫脸色不太好看，起身用中文问林和熙：“你穿他的衣服？”林和熙道：“我没有带运动服回国。”压下心底的不快，尤虫直接对他道：“你跟我换一下。”林和熙低头看向穿在自己身上的那条运动裤，迈克尔和尤虫差不多高。 尺码也和油虫相差无几，林和熙则是要稍稍矮上几分。裤子虽然有点长，但也没有长到妨碍走动的程度。林和熙下意识地摇了摇头：“我可以穿。”油虫道：“我不是在说这个。”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对方似乎并没有要关心他的意思。林和熙神色微顿，有几分漫不经心地问：“那为什么要？” 油虫面不改色地打断他：“我身上这套衣服有点小，我跟迈克尔差不多高，你跟我换一下。”林和熙愣住，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一遍，没有发现穿在油虫身上的那套衣服尺码有哪里不合适。而这样的念头，在林和熙换上尤虫脱掉的那套衣服以后，变成了更为直观的感受：衣服上仿佛还残留有独属于油虫的温度。 像是要将那点温度保留下来，林和熙站在更衣室里，忍不住伸出双手抱了抱自己，直到有敲门声响起，尤虫催促他的声音透过门板传进来，林和熙这才回神，拉开门走了出去。他们只有三个人，又临时叫了人过来陪玩。林和熙和迈克尔体力都不如尤虫好，四十分钟以后就退出场外。 坐在休息区喝工作人员送来的冷饮。没了旁人的在场，迈克尔看他的目光又变得如同在电梯那般热切起来。起初，对方只是打听他的工作和家乡，但迈克尔实在奇怪，他为什么要住在酒店不回家？林和西也没有太过在意，也都实话实说。然而，当对方问到他的性取向时，林和西才过于迟钝的察觉到。 面前的人似乎对他有些想法。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也没少遇到外国人张扬大胆的求爱，只是他从头至尾都没有要隐瞒自己性取向的打算，此时此刻也一样。林和熙道：“I'm gay。”像是得到满意的答案，迈克尔脸上的笑容扩大几分。“Well, let's say, for partner in a relationship。” What kind of age difference is acceptable to you？林和熙抬眸瞥向场内压着对手打的油虫，继而收回目光，有几分心不在焉的答：“Under one year old。”迈克尔闻言笑着耸耸肩，提议他道：“Actually, I think you can try something new。”林和熙摇摇头，想要向对方道谢，然后明白的告诉对方自己并不想要去做新的尝试。 似是看出来他写在脸上的拒绝，迈克尔恰到好处的转移话题。Oh, change the never mind. Let's subject. just 林和熙已经不太想要和他继续，端起空掉的玻璃杯起身，打好副稿的借口已经滑至嘴边，却被迈克尔抢先一步夺走了开口结束话题的机会。